星星的打法，别说场上的玄奇选手了，就连他们场外的教练张义伟都觉得诧异。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星星居然会这样铺开了打，这是怎样的嚣张和自信呢？可是，在看到再睡一下和韩嫣柔两个角色将他们的骑士推向守护天使的时候，张艺伟猛然反应过来，星星还是有战术目标的。 第一个要拿下的就是他们的治疗，很正统，很规范，一点也不出人意料的打法。只是他们先铺开打散了玄奇的阵型，后再开始转火集火，战术构思上要精巧隐晦的多。相比之下，玄奇战队一上来几个角色就甩着技能朝韩烟柔那方向切入的开门见山，简直粗鄙不堪。 星星这种富于变化的打法，等到真相意图流露出来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已经阻止不及。这一场便是这样。玄奇的骑士充当了星星战队的战术掩护，推着他走了数步后，再睡一下和韩岩柔突然将他丢开，齐齐冲向距他身后不远的守护天使。玄奇的守护天使本还在积极地为全队治疗。 受到二人夹攻的骑士更是他的工作中心，结果上一秒还在夹攻骑士的两个角色风头一转，突然就朝向了他了。守护天使当然也不会留在原地去硬扛攻击，连忙就要跑开，结果刚转过身来，就见乔一帆的一寸灰不知何时已经摸到了他的身后，一个冰阵扑下，守护天使正中其中。 跟着大阵套小阵，限制了守护天使的同时，辅助了冲来的在水一下和韩烟柔两人的攻击卷制。守护天使无法逃避，只好开技能硬扛，先一个圣盾术护在身前，接着开生命激活加速自己的生命回复，最后一个天使微光以守护天使为中心，一道光环三百六十度展开。 所过之处的目标给予伤害不说，还会对角色造成很强悍的无视霸体状态的击退效果。孙哲平和唐柔两人的职业都对天使微光的击退效果无解，但是却都做出了最强硬的应对。天使微光虽然有击退效果，但是在打断技能方面只对一些不能移动施法的吟唱类技能有效。 其他方面的打断，比起抓起类的判定，那要差远了。无法抗拒后滑的再睡一下，重剑背到身后，周身一红，重剑仿佛沸腾的鲜血一般不断膨胀变大，一剑斩下去，血气爆发开去，顿时一片血雾铺开，正是狂剑士的七十大招怒血狂涛。韩嫣柔这边战矛一抖，化身为龙。 身子虽在退，战矛所化的魔法斗气却是澎湃向前，终于还是轰到了守护天使的身上。这一天使微光是将再睡一下和韩嫣柔都逼退了，但是两人的大招却是一个都没躲过，直至招出的圣盾术根本扛不住两个大招，直接被轰碎，沸腾的血色爆开了魔法斗气，将可怜的守护天使瞬间裹了个彻底。 乔一帆的一寸灰开完了鬼阵辅助，也没有在一边干看着，挥舞太刀入阵，也在输出上添砖加瓦。太强硬了！星星的应对真的是很强硬，要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带治疗啊！面对守护天使的天使微光，他们居然硬扛伤害，要做出攻击。转播解说不住的惊叹着：“玄气的选手这下危险了！” 在星系的前后夹攻，他只能祈祷队友快些来救了。那么他的队友呢？转播画面一转，玄奇的队员骑士先前还被再水一下和韩烟柔狂攻，结果现在轮到他反过来找这两人主动要战了。被轰飞的气功师这时已经飞奔过来，拥有中距离攻击手段的他，一个轰天炮就已经推向了韩烟柔和再水一下。 结果这次又是再睡一下，身形一晃，绕到韩烟柔的身前，直接用身体将气功师的轰天豹给吃了下来。完全没有受到攻击骚扰的韩烟柔，继续朝着守护天使狂攻。守护天使一个天使微光根本没能给自己带来什么转机，接连两个瞬发的治疗大招丢给自己后，开了坚定意志来提升自己的防御力。 而后视角乱转，就看有没有哪位队友能快些来接应自己。结果对手的接应还没盼到，星星这边，叶修的君莫笑和魏琛的迎风布阵倒是都是抽出手来，也给他点技能吃吃。守护天使只能靠着职业的防守特性继续死撑。终于，己方骑士已冲到了身边，开着十字军审判剑盾乱舞。 唐柔的韩嫣柔也不得不暂避一下风头，结果他这一退让，孙哲平又闪过来了，挥舞着重剑，直接朝十字军审判招架上去了。用攻击招架硬扛十字军审判。转播解说一脸的难以置信，好在观众只是听到他的声音，而看不到他的人。十字军审判攻击节奏全凭操作者的操作来掌控。 所以并没有固定的节奏，再加上攻击力可以叠加走高，用攻击招架来抵抗这个技能。转播解说真的不知道该说这是有勇气，还是完全疯掉了。丁光的武器碰撞声自二者之间不断的发出，玄奇的骑士选手都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竟然有人硬要拿操作来扛十字军审判。 这是对自己的蔑视吗？泥人尚有三分火气，这样非常规的现象发生在自己身上，这让骑士选手的自尊很受伤，很受伤。这十字军审判顿时也用得不顾一切起来，而这样硬扛十字军审判，也确实有些勉强。 孙哲平的再睡一下招架几段后，在对手进一步提升节奏后，果断也有些应对不了。只是普通攻击的判定是肯定抵不住十字军审判的，所以他一直也需要用技能来撞。但是是技能就要等冷却，十字军审判的连击可没有这样的问题。 再睡一下的技能终于耗了个干净，只能普通攻击应对的时候，玄奇骑士心下觉得真是无比畅快，一击又是一击，接下来的数击可就攻得再睡一下有些招架不住了。蠢货，看清楚走位啊！结果场边的张义伟对于自家骑士压倒孙哲平的攻击却是气得破口大骂，这骑士追着再睡一下一路狂打。 最终居然放弃了，好容易抢到守护天使身边的掩护位置，把守护天使一个人又晾那儿了，完全暴露中的治疗，那除了挨揍还能是什么后果？电视转播画面追着骑士的十字军审判看热闹去了，但他离开后的那位置却更热闹。韩嫣柔的战矛一转，对着守护天使又是一通猛敲。 玄奇的气功师这时倒是腾出手了，但这不是一个擅长近距离格杀的职业，中距离的攻击和策应在此时救不下守护天使。玄奇这个阵容最能保护治疗的就是骑士了，结果这家伙因为孙哲平一个横应回应就给引走了。转播画面再切回到这边时，解说也是幡然醒悟过来。 孙哲平的攻击，勇气之余，原来还藏着奸诈呀！骑士选手直到这十字军审判打完，方才回过神来，慌慌张张的，连忙又要回身来救治疗。孙哲平哪会这么轻易放他离开？追着他身后又是一通狂砍。刚十字军审判占到的那点便宜，没几下就又被全捞回去了。虽然说是他们带着治疗换血，肯定不吃亏。 但问题是，他们的治疗现在几乎就要保不住了。那边，君莫笑和迎风布阵一个走位的交错，在君莫笑的掩护下，迎风布阵居然朝这边放下了一个死亡之门。再想踏前的人，这下可都得掂量掂量了。死亡之门的捕捉可不是随便的操作可以应付下来的，至少玄奇这些职业圈的底层选手全无这种自信。 于是，就治疗的命题在当下又被改换成了打断死亡之门，而死亡之门的施术者此时又在君莫笑的掩护下，玄奇众人纷纷调转火力冲向这边了。场边张一伟再次长叹，已经连火都发不出来了，可见心中有多失望。 如此被对手牵着鼻子走，双方战术水平上的差距让张义伟已经彻底绝望了。此时，他的心中隐隐觉得，别说这一次的星星的排兵布阵太出乎意料，导致他的战术部署旁落；就算他的战术部署得体，但对方有叶修的临场指挥，而他这个教练在场外却什么也干不了，玄奇最终也难免要落败。 他不住的在星星身上找寻着漏洞，一会治疗水平不够，一会包子是个新丁但是他玄奇的最大弱点早已经被对手牢牢抓住。教练，玄奇战队成也教练，败也教练，因为没有相关制度的配合，教练的作用太受限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临场的环节上。 教练先前所做的布置有可能落空，更有可能因为形势的改变而出现意料外的情况。正常的队伍，场上队长能做出及时的调整应对，可是玄奇呢？依靠场上选手的应对，战术水平立刻就要下滑几个幅度，最终落败简直情理之中。 一直站在场外焦躁不安的张逸伟，在这一刻反倒镇定下来。已经确定的结果，无论好坏，总会让人踏实一点。玄奇战队的挑战赛之旅，到此为止了。张艺伟心中满是懊恼。如果不要想的太多，如果在和操盘手比赛中多拿上一分，先确保一个出线名额的话， <laughs> 只可惜。 现在说什么也迟了，玄奇战队出局。